铿锵三人行，马先生，现在我看是女人真比男人忙， <laughs> 感觉你看我们这个李艾，马上就急等着要赶飞机，对对对，对吧？所以就是女主外，男主内，我们整天在这儿待着，可以跟你聊。没有，因为你们是靠这个智慧这个在工作，我这个属于要摆 pose 要干嘛，所以赶紧得走，换下一个地方摆 pose。你看这话本身就反映了你的智慧，哦，真的，多会跟男人聊天， <laughs> 哪有？ 当然，现在女的外出也是不太容易，是吧？ <laughs> 为为为什么这么说呀？不是你到这个剧组啊，就静静碰这男演员，要是喝多了就强强摸强吻这事儿。你说陈浩民那事儿是吧？ <laughs> 啊，这事儿你没研究吗？ <laughs> 我我反正也八卦了一下，我觉得真的像连环剧一样的这个够好看，这事儿。哎，但引起我一个好奇，你是拍戏？你最近拍那电影吗？对对对，我拍电影。哎，这剧组里女演员。 安全吗？ <laughs> 我算运气好的。我拍两部戏，一个是徐静蕾导演的《杜拉拉升职记》，第二部就是我刚刚拍杀青，就刚刚已经就是上映完的这个这部戏。两部戏都在北京，我都回家住，我没住过剧组。哦。当然了，你说你说刚才那些事儿，我也都是道听途说的，因为我也没怎么做过演员，唯一做的演 <laughs> 演员就这两部戏都住家里。 啊，对，所以我不，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也只是看了陈浩民的那个报道，然后我觉得真口真够猛的。我只能说，事？不就是就喝多了搂了一下？没有强吻，直接是这样掰过来这么这这么。这个这个喝大了酒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挺正常的。 啊你你瞧，他不酒就喝大了嘛？他是人是被酒控制，酒是有能量的，得释放出来。但说实话，他不就是个稳吗？强稳，你就就全当演戏了，不就完了吗？好，马先生， <laughs> 这话你该开记者会道歉 <laughs> <laughs> 有这事吗？不是，人都报警了。哦，还有报警这么一说？对啊，他人叫女女议员都报警了呀。 你这玩意儿就当时就报警了， <laughs> 不是？后来就又被被这算骚扰吧？而且而且你知道最最就是为什么它像一个电视剧都没那么好看呢？是因为这个女女孩呢是是叶问的徒孙的徒弟。 叫做叫他他那个叫 <laughs> 不好，因为我一下不好意思忘了他那个拳叫什么女拳女不不叫女拳叫什么拳？咏春啊咏咏春的，就是他其实会打，他有他有武功，但他其实如果说你真的要强迫他干什么吧，他其实那个当时的那个武功都使不上。 <laughs> <laughs> 我当然当然最后的时候，他那个图片呢，这一百二十张图片呢，你到最后的时候，那女的其实是怒了，然后把他给推到了墙角。 就是你要干嘛？反正大概是怪不得啊，原来是练家子，怪不得还有个师傅，什么叫显国林？对对对，显师傅。我看这俩道歉，就是希望人师傅能能能饶了他们。是是是是，不知道，我以为就是喝多了弄一下这个，没有没有没有，他他其实就是可以感觉到。这是最近我觉得香港最大的新闻。对。新闻？拉这个陈浩民呢，拉着怀了孕大肚子的老婆，这是记者招待会。 道歉，然后就要哭的脚软，就最后哭的给嫁嫁出去，是的啊，哭成那样，你马爷，你讲的有一个有道理，他呀里边就说，我愿意接受医生的治疗，我这个被酒控制啊，确实是有些人是有这个酒瘾，嗯，对吗？但是现在哎呀，这是个问题。知道有一个很古老的词儿，咱们今天很有人很少有人说哈，这词儿叫酒德。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被酒拿了以后啊，拿住了哈，他啥事都没有，他就回家睡觉，他就说我不行，我睡觉了。这是酒德特好，的酒德好。最讨厌的就是比如当众撒尿， <laughs> 什么事儿都有，就就叫散德性，就是把你平时那德性全散出来了，就是酒德不好。他属于酒德不好的人。我觉得呀，但是你酒哎，我觉得没有什么法律说你要喝酒期间犯了事儿就不算事儿。 那当精神病对待吗？也也不是不不不，那不不能说不。你喝酒犯罪是一一样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喝酒呢，在我们社社会社交行动中呢，大部分人都可以原谅。 那我们碰到这事儿多了，那喝酒撒酒疯了，什么都。说实话，我我马先生就代表一种观点。我多多少少不同意，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状态下，这个陈浩明玉他算是这个这女孩才十九岁，他就是前辈，我知道。岁我我我觉得是什么？他有点什么样的感觉呢？就给我这种外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你师兄啊，你别得罪我。 然后，对他有点点这种仗势的感觉。旁边还有另外一个艺人，好像是马德钟吧，还是什么我忘了那名字了。还有另外呃， <laughs> 还有另外一个艺人，还有好多人一起呢，大家就这么看着。 哦，他不是说就这两人，然后喝多了怎么样啊？他是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的一个场，他还不是说夜总会啊、唱卡拉 OK 那样的场合。他是一个坐在那儿好像圆桌一样吃饭的一一个这样的场合，灯光还很明亮，要不然拍照片不会这么清楚。哦，我以为是在拍。对他，小报记者给拍下来，这事儿曝了光了。那灯光，我看照片灯光非常明亮，所以他还不是。 夜场啊，那那种场合，然后呢，大家就看着他们这么就是。 这么欺负一个姑娘的感觉就有点仗势当年我们有过这么一个事儿，那有一年我在上海，那就说起来都十多年，小二十年前的事儿。那上海就干过这事儿， <laughs> 对对对，跟这差不多，不是我呀， <laughs> 是他们有几个女的非要跟我喝酒，她不知道我这个暗藏的酒量比较大，是吧？哦，然后后来我们就事先说呢，喝醉呃，就是喝的不不省人事，全为醉啊。第二天咱们有人总结，旁边总有人不喝酒，对不对？对。 结果就有一个女的喝喝喝，就喝大了。喝大了以后是冬天，圣诞节嘛，她穿一那女的比较胖，穿一个那个毛衣，大那个大大套头的毛衣。呃，喝多了就抬出去了。这抬的时候呢，她胖了，这个上身一个下身一个往外抬，但是上身这人连毛衣啊。 戴这胸罩，呼噜一下就给秃噜到脸上去了。你想想是吧？人也不是诚心的。是，但这人呢说也没法撒手扔的，就这么抱着从这个长廊里直接就给 <laughs> 上上宾馆那个就房间了。那你按照今天这说法，这也算骚扰吧？这算过失杀人罪， <laughs> 不叫杀人了，这算过失。 <laughs> 对。 突噜这么一下子，那我想这个呢，那女的是不知道。第二天都那那时候也幸亏没有这种摄摄影啊，什么都没有。你赶上今天，所有人都得掏出手机来，咕噜咕噜的给你拍了， <laughs> 对不对？哎，完了就完了。这事想起来就是过去的事儿。你要今天，如果是这些人都是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马上就变成大事。嗯，对不对？这个，但我听着你那还是无意，对他这个还是有意，他这个感觉就是就是。 我我是觉得那女生刚开始的时候还带笑，哎呀不要就看着照片哈，我觉得还有笑意，就是说就反正就有点就说你不要这样啦，怎么怎么样啦，然后就是还还脸上还有笑容的，反正是。然后到后来因为我也没看完，我只看了前面几张照片，我心想这这算是。 在在强迫他吗？感觉好像还有笑容的，但是我看在报纸上写，反正是最后的有几张照片是看到这女的把他一下推到了墙角，说你要干嘛？类似于这种，就是还是挺不乐意的，很正式的感觉。对，当场翻脸了。对，当场翻脸了。对，而且其实呢，就是说，可能我觉得当时那场面就是有点。 仗势，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就是你不要得罪我啊，我这可算是你娱乐圈的前辈哦，你以后要混，你不要你这样得罪我了，你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大概有点这种感觉。他这个咱就过去啊，社会上的规矩有多种，比如说行规、江湖规矩、潜规则、法律、道德，这都算是很多种规矩。但是现在好像基本上啊，服从最终服从一个法律规矩。嗯，你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啊。 这个各地就有各地的这个风土人情。你比如说韩国，你知道他那个妇女地位也不是在咋地啊，要不有自杀的意意义。最近这个韩国的一个什么呢？你知道现在在韩国呀，呃，女员工受性骚扰啊，算工伤，你知道吗？是 <laughs> 是是，我看到新闻一个什么韩国职工福利机构说，有一女的被两个男上司常年性骚扰，骚扰成忧郁症了。嗯，这机构评级说工伤。 治疗这病啊，报销，就是就就就算工伤啊。那这种事儿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陈浩民这事儿吧，后来发展成下一集的连续剧呢，就是说这个女孩的经纪人，其实看起来也就比他大个十，好像也就比他大个十六岁还是十七岁，其实是他的生母。 啊，也就是说，这个经纪人 <laughs> 十六岁的时候就把他这个女孩给生下来了，然后呢，就年纪太小，当时还带不了，就只好，好像反正等到这女孩好像十一岁还是十二岁才相认，就成了一个，就是又成了一个，就是。 母亲跟女儿的这种亲情的这种，这聚集了，续集了，你就成为电视连续剧，他得聊下去。对对对对，一个星期哦，这个事情在香港搅了一个天翻地覆的，连续报道了一个星期。我如果不是说做这期节目哈，我之前我只看到前面，我都不知道后面。我后来一看，哇塞，这个事儿。 发展的非常的有意味吗？是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当时第一反应，不亲就亲了一下。这今天这个事情，全世界每分钟发生很多一模一样的事儿，他怎么出来吗？对他那个道歉的时候呢，因为我看到新闻就是那个男的道歉，我看报纸上翻着说他道歉有一套程序，有一张纸上面每个该说哪句话到哪儿要要停顿呐，什么就是还就是完全像个剧本一样的道道歉。 我认为这种道歉，我从内心哈认为是不真诚的，对这种事儿一定是不真诚的。对，但是从你说的那个什么哭到脚软给粘出去，这多少就是假戏变成真的了，那肯定的。要说这个性骚扰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真的是啊，各个地方啊形式完全不一样。你比方说，你要说最干嘛的，北欧。 你知道芬兰？芬兰现在聊这个性骚扰说的是什么啊？说的是啊，在探讨啊，女的不能在办公室里吃冰棍儿。嗯，知道吗？ <laughs> 你吃冰棍， <laughs> 你构成骚扰，就对男员工。你想他们就聊到这儿是这个情况。嗯，但是广大的东方，嗯，我发现基本上大多数情况下好像还是。 男的欺负女的，尤其是咱就说这个酒桌上，我觉得啊，有些女的，东方女的，其实挺痛苦。嗯，在中国啊，有一种特殊的这个潜规则，比如说男领导，嗯，让这个女员工陪酒，陪酒对喝酒的事儿，这个女的啊，其实特难受，嗯，还得帮着领导敬酒，而且这个摸摸弄弄，这个言语上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你要怎么着？嗯，你投诉吗？嗯，没有用啊，没有用。现在今天呢？ 我觉得像刚才说韩国那个，他好，他有证据。我听着那有录音嘛？那是中央新闻播的嘛？嗯。那么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手机，手机一个短信，一个电话都可以留下证据。你可以说，他说你半夜骚扰他，你说这个没骚扰。他说你看，半夜他连着五天打进来十八个电话，都是半夜十一点以后打的。嗯。你说什么事儿？你领导说不清，不能交代第二天的工作，这夜里对不对？所以你说不清你这个电话内容，那你肯定构成了。 呃，这个性骚扰的一个证据，这是东方文化，就是男人永远是强势。可是今天是的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办公室文化或者说社交文化中，其实不全是这样。现在女性的主动的。 是，就不能说性骚扰，就是给你暗示的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哎，但是但是刚才咱俩是同人不同命啊， <laughs> <laughs> 你怎么碰到这个呢？不，但是刚才窦文涛这说的那个让我心里特别难受，就是说领导哈要求这个女女女员工啊去陪酒啊，这个什么的，因为我算是命好的，我没有进过任何单位。 我一直属属于自由职业者，就是反正就是属于有手艺，对，就你你找我，我就属于有手艺，没有你不需要我我就走，反正我也不需要讨好哪个领导。外面的世界更冷酷啊！对，但我一听那个，我觉得特别难受，你特别是某些公务员或者是或者是企业上，我碰见过是什么呢？比如说呃，庆功宴，就是晚会结束以后庆功宴，领导跟赞助商在一起做的什么的，他就比如说我就因为我不太能喝，我喝会过敏，第二天我就干不了活了，就脸上都会。 发那种红疹，就没法化妆了，所以我基本上我就喝橙汁，但是我就我你说我一点不能喝，我喝能喝一丢丢。就比如说刚好隔壁的这个呃台里的领导说来李啊，我们碰一下，谢谢你今天怎么怎么样，那我就喝一点点。嗯。那边赞助商就不干了，说哎，那你不给我面子啊，你得给我，你得也能给我喝一点啊什么的，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就意思就是说我给架那了，就变成每个人我都必须喝点，然后不喝一点就不给面子，因为我跟这个领导碰了一杯，我后来就急了。 我那那次我是真急了，我拍桌子了。我说我就不喝，怎么了？就因为我是特别讨厌人劝酒的，因为我我觉得那是健康的问题。就是你你这么往往哪逼我呀？但是人家不信你，人家觉得你拿过敏这事儿搪塞我或者怎么样。我不是不给你面子，但是你我觉得这可，反正我就觉得特土特低。山东去喝酒？山东你过敏，那不叫广州。哎，山东是这样，我去喝酒的时候，这个人说我喝不了酒。 他说：“这就是一瓶敌敌畏你能不能喝？” <laughs> 他就这么说。你要不喝，他真把桌子给掀了。 就变成这个，今天这事儿就全部归零，而且会，而且更糟糕，更更糟糕。所以很多人就得忍着，这不就喝晕过去拉倒没错，没错。所以我到后来就是知道，既然我这脾气又臭，然后又不能喝酒的情况下，我就坚决不参加庆功宴。 <laughs> 参加庆功宴也不要跟领导，咱们跟工作人员一起，因为这样的话，反正大家都知道，也不会来逼我，也不存在什么面子不面子，也没有这事儿。哎，你说也挺怪，为什么中国北方民族把喝酒当自虐呢？ 因为因不是自尽， <laughs> 这 <laughs> 你很多情况真是就是偏，就是说那好像是我我都这样了。嗯，南方人好像还比这稍好一点。嗯，也厉害，也也不行，越来越就我就不明白这个愉快的事儿吧？咱从道理上讲，但是最后为什么就变成一种啊？那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嗯，对，因为是酒很容易把人喝成临界。 就临界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就憋着想说不说的话，就会说。这样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在这时候比较真诚，因为你也碰到过这种事儿。人喝到临界的时候，反正说点过头的话。但你能记得吗？第二天能能有的？我接触过有些人，那个道行高到一什么程度，你们演员都比不过。 <laughs> 他呀，是拿酒当兴奋剂。嗯，实际上他说的还是 liar，还是谎话。嗯，但是呢，你知道他酒啊，使得他。 有了特有的真诚， <laughs> 实际上满我在旁边知道满嘴胡说八道，可是呢都是有目的的，这种道行就更高。他心里明白，但是他需要这个酒劲儿啊，让他表演出来。 让让他发挥出来。所以说酒壮怂人胆嘛，这个人有时候胆量不行，喝两杯酒就敢了。有的人比如呃一辈子喜欢这女孩哈，就没敢冲上去，就是酒帮助他的，这个很正常。没错，上去就强奸了。那 <laughs> 有 <laughs> 我见过这样的，真是酒壮怂人胆，真的吗？平常不敢，真的喝了酒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反正我觉得这个酒文化的事儿吧，我我能我理解是原来。 就是以前生活过得不好的时候，酒是好东西。我敬大家，让大家多喝一点，让客人多喝一点，其实就等于相当于我把好东西让客人多来一点。嗯，到后来现在变成说这也这谁家买不起这酒啊？说实话的时候就变成是。 你要是愿意为我受苦，就你就是把我当朋友。嗯，就是要好像要表忠心了，拿这事来，我觉得特别低级。我反正我是特别不喜欢。对，而且中国人认为这个在酒酒桌上把人家打败是一个特别光荣的。没错，显得什么呢？显得身体好。呃，他反正他是酒量大，他就一定要这样。 <laughs> 而且是现在是带带着队伍去， <laughs> 就是说我这边有几个，那边有几个。我碰见过有几个就专门去跟人喝酒的，他有一套对付人的理论。 他绝对能把你喝倒喽，没错。他跟你酒量一致的情况下，他你一定败在他。不，我就是听说啊，就是说，如果说怎么怎么这样，喝了大醉以后，以后能成朋友，生意就能谈成。这这这真的能够百分比能有调查显示说，喝完大酒以后这个生意。你要是你要是这事儿，他很他很熟。咱们去一下广告， <laughs> 我们有的广告都是喝酒喝出来的，你知道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爷，这你得聊聊了，怎么喝酒就谈成生意了？那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尤其北方片啊，北方片的所有的生意，你不上桌是不可能跟你签约的。有的领导上去，那我就看见很大的生意。那老领导说，今天你把这酒喝了，我明天就给你签约。而且他说话是算数的，那必须喝，那一杯就是半斤呢。下去你就直接谈，谈完了特高兴，说我把他给弄碎了。 这种事很正常。这个我真是 <laughs> 什么心理呢？他是什么心理？我们今天酒桌文化的这个我都怕，你知道？我原来啊是不大怕跟人喝酒的，因为我比较能喝，对，跟我喝酒差不多都死。 <laughs> 现在因为身体缘故，加上年龄大了，喝多以后就发誓不再多喝，就是他伤胃嘛。嗯。 那么那时候我就发现，因为我有时候下去碰到各色人等，尤其是我觉得中国基层做生意的人不可能不喝酒，不喝酒什么事儿都谈不成。是，绝对是。呃，你正式的事儿，第二天补办手续都没关系，只要昨天酒桌上说了。而且中国人现在形成一种文化，酒桌上说话是算数的。你要酒桌上说话不算数，那你这个口碑太差了。说这人甭跟他喝酒去，他说的都不算。但是你喝多了，你哪记得？你像这事儿记得。 这人很清楚，不，但是你想想啊，就我们拿陈浩民这件事来说，他就口口声说自己喝多了，所以他亲的那姑娘，是对不起，他不算数了，他就变成不是是不是他这他还是心里喜欢他，但起码是这个，然后酒又仗着点胆儿是吧？管前拱着点儿，就没想到得到这么一个后果。哎，我这是百思不得其解，就说中国呀，为什么得在酒桌上办事儿？ 就是说，你看，因为后后来我就是瞎猜啊。我问你一个一个人呐，他会说到一些什么？他说，你看这个酒啊，它在真假之间。嗯。就比如说啊，他说，你比如这个官儿，他就说，比如在这贪官。嗯。你也不能说，你要清醒的状态下，你说受贿什么好处，他不会这样。嗯。他就是他说，他即便要收你的钱呐，双方需要有个了解的阶段。嗯，对。那就是在喝酒啊，半真半假之间，你慢慢的就了解了他的深浅。嗯。 他也就了解了你的打算，哎，这个里边说起来还很玄。如果完全不喝酒，很清醒，这事没法谈。对，而且我们的酒桌文化现在形成了一种哈，这个由于生活好了嘛，酒酒多贵都不怕，就变成越低的人越来劝你酒的时候，他要先干，他要多喝，是这么个文化，对不对啊？总有拿半杯就拿着半杯来敬酒的人都不干呢，说你来敬酒就得满杯，而且。 表示诚意先喝，那有的人上来敬你，为了灌你他上来说：“我先喝三杯，您随便。”没错。哎，这这说起来有个八卦的事儿，是林志玲去敬那个那英酒这事儿，你们知道吗？没听说过。这这事儿特别八卦，但是这个事儿也闹的就是就是，其实挺挺多人知道的，就是好像是在一个什么庆功宴上，然后很多明星，然后呃林志玲可能还挺喜欢那英的，就拿着杯酒就去敬那英，那英姐，我敬你一杯酒。”然后碰了，然后他其实因为林志玲不能喝这，我们都知道，他一喝以后全身就过敏，就跟我那。 反应一样，模他就他就抿了一小口， <laughs> 然后那英说：“哎，这个你要敬我，你就得干了。 <laughs> ”然后那他经纪人就在旁边，林志玲经纪人说：“他真的不能喝，过敏怎么怎么的。” 那你不能喝来敬我干嘛呀？ <laughs> 对，然后他特别典型的北方对，好像那英我不知道细节我不记得，好像那英就把酒给干了，然后说那你干不干你你看着办吧， <laughs> 就把敢招人嘛？对，结果这个这个志玲姐姐就给架那儿了，她就迫不得已就把那杯酒干了，然后当天就发了。 发了一整个，然后结果记者就开始说了，说你那英这个得力不饶人呐，怎么怎么怎么的呀，什么的。然后那英姐姐还在那个《康熙来了》还说道歉，说我真不知道他不行。然后最后还补了一句说，那他过敏，他干嘛要来进我？ <laughs>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也是哈，这文化的差别，真的文化碰撞，这玩意儿真有意思。